拜佛是不是好事的呢？是好事。传堂打气，假使说认为自己业障重，我这个功夫啊，老是用不上去。 <coughs> 你要拜呢是可以的，开过大定。 什么叫开阔大境呢？就是最后一只香放养下来，啊，你在禅堂里你就拜佛好了，磕响头。除了这个时间是不能拜佛的，啊，人家在这做香，哦，我这个业障重的跑出去拜佛。 凡是入众，就是这个人事情呢，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大家都在这儿做，不懂规矩，应该懂得道理呀。人家都在做香，你一下来跑着拜佛。 没得这个规矩，哪有这个规矩啊？除了养气香，晚上八支香以外，可以下来站，啊，可以下来站呢，啊，只能够说是站。那个跪呢，就是八支香。 桌香板，那个下来就是要跪的，而不是站的，都有规矩啊！啊，这个大家在一道共修，同参一个念佛是谁，同守禅堂打气的规矩，那他就如法次第。 <laughs> 你们现在还有些事，事，特别是你们前面，这前面好像是没人管一样，啊！说过了就要注意了， <coughs> 任何事情不能随便。 <coughs> 这个小佛的人，凡是入众。 就不能随便，这有很多的人呢，就是欢喜随便。打气，规矩是严格的。打气身体也要好呢，身体不好也不能打气呀，啊。 打气也是拼体力的，嗯，你不在这个健全的身体，嗯，你还是脱不下来的。天气越来越冷了。 大家还要，嗯，这个注意防寒。大陆的这个禅宗道场，凡是做厂香的这个禅宗道场，据我们所知道，这个打气都在冬天。 啊！ <clears throat> 金山、高明、文殊、宝光、天通天灵，包括现在的云居啊，云居山真如寺啊，还有很多的地方，都在冬天打七。哪怕就这脚下也是这个样子，啊。 冬餐夏雪，那个讲经的地方啊，都是夏天讲经，冬天呢，呃，坐禅。五个期了了五个期了了就是一半了了 在我们平常过生活，年怕中秋，月怕半，啊，说过了中秋就过年了，过了月半，这一个月呢马上就了了，还不快吗？天天盼望打气，打气的时间到了，啊。 五个七打下来了，还有多少天呢？还有一半，就怕半呢。嗯，这个半一过呢，马上这个几个七一晃就了了。嗯，要好好用功啊。而且这个用功这一法，啊，也要趁到啊精强力壮的这个时间。 啊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！用功也靠是，也靠体力啊，啊！趁着身体好，身心健康，啊，发心用功。 <coughs> 一个消佛的人，嗯。 走消福的道路，这个道路呢，在我们今天中下根的人来说，时间是比较长的。啊，不是说我这一生就把这个事儿就办好，啊，还有一定的困难，必须要持之以恒，精进心好发。 这个长远心的困难，我今天发道心，明天发个道心，天天发道心，天天精进，啊，那就难得了。我们用功如果不能开悟，暂时还不能够了生死。 那我们这个功也不是白用的，用功就有功，啊，用功就有功德。古人讲：“若人静坐一须弥，胜造恒沙七宝塔。”你看我们这个坐香的功德大不大？ 一须臾呀，这个一须臾是多大的时间呢？是一些功夫，啊，时间不长。那一般来推算，这个一须臾，大约是三刻钟的这个时间。嗯。 也就是我们平常做香呢，做这么一支香这个时间一须臾，你可不能够把这个一须臾，这这将这当这么一秒钟、两秒钟这个一须臾啊，那就弄错了，啊，一须臾有这么长的时间呢，而不是一刹那，啊，一刹那时间就短了，嗯，立是一弹指。 啊，有有六十刹那，啊，一刹那有九百生命，那个时间是很短的。那么这个一须臾呢，要有三刻钟这么个时间，总在五十分钟这个样子。啊，一般都是这么说的。 我们做一支香，能不能够保持一个杂念没有，一个妄想没有？做这么一虚弥，那你这个功德呢，叫胜造恒沙七宝塔，是的啊？我们这个王清净的造宝塔，还那么困难呢？ 哎，你这个做一虚就胜造恒沙七宝塔不得了了，那还不得了，这都不能成比例了。嗯，要照这么说，禅堂的时候我们用功，哎，那个功德太大了，我们这个王天命的造宝塔还造不成功，这个是不能成比例。 造一个宝塔，这这这这么困难了，啊！造恒沙七宝塔，嗯，当然呢，这有个原因呢，啊，说是宝塔终是化微尘的，有相之法吗？它不能长久的，在我们这个大地上。 最古的宝塔，呃，也不过一两千年，一两千年以上的宝塔就没有了，它都坏了。所以静坐一须弥，这功德太大了，因为静坐一须弥，那就成佛了，啊，就了生死了，那跟有相法是不一样的。 <laughs> 照这么说，我们这个造宝塔建丛林有没有功呢？假设我要强调静坐一须弥，那我将来这个宝塔就造不起来人家都不发现的不出这个功德了。哎，你这个宝塔弄了半天，还是马上就坏了。 啊，说怪不得那个达摩大师见梁武帝，啊，这个梁武帝 <coughs> 是信佛的，啊，他就是造了很多的庙，啊，三里一南，五里一寺，度了很多的出家人。 他自己认为，这是功德还是了不起啊！那一般人还做不到。他做皇帝嘛，所以当这个智，当这个达摩大师见梁武帝，梁武帝就问他，就说：“我就是皇帝，他自说真呐。”他说：“我造了这么多的庙啊，度了这么多的僧啊。” 有没有功德呢？那达摩大师怎么回答他呢？他说是没有功德，啊，一点功德都没有。他说你这个叫做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啊，没有功德。 那个梁武帝就说：“这个不叫功德，什么叫做功德呢？”他说：“净智妙远，本自清净。”这个梁武帝呢，不解这个道理，所以话不投机。后来梁武帝啊，就渡江，渡江到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那个现在少林寺啊。 啊，熊耳山，啊，在那种面壁九年等个人来，就等着这个二祖做功的，就是看你拿什么心去做，并不是说我们做这个修庙啊、造塔啦、塑像啊没有功的。 也不是说这都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，啊，如果你拿有漏的心去做这个功德，那么这个因呢就是有漏之因跟有漏之果，啊，会做功德的，啊，你比如说布施要三轮体空，啊，做十相布施，凡是做一件事情。 都回向，啊，那就不是人间小果了，有落之因呐。在我们佛法修行当中，这个回向呢也是非常要紧的， <clears throat> 就是我们日常之间做任何一些佛事，都最后都加以回向，啊。 回向的功德就大了，那就不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啦。啊，回因向果，回事向理，回自向他，要做如是观，啊，你的这功德就大了，心大了，啊，你这个功德就大，啊，就普遍。 所以修道的人呢，要善于运心，啊，运呢就是使用这个心，看你怎么用。一切众生都有心呐，啊，造业也是这个心，成佛也是这个心。学小乘的人了，一个分断生死也是这个心；学大乘的人呢？ 修无上菩提也是这个心。你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参念佛是水啊，这是向上一着，也是这个心呐。任何法都是这个样子。 假如说我们今天说这业障重，你就是拜佛啊，不是拜佛吗？我天天看，天天看着人家做香，肠的跑去拜着佛来了。啊，我不晓得你这个佛是怎么拜的。那个拜佛也不一样，跟念佛一样，念佛也不一样啊，啊，什么事一心呐，什么理一心呐，痴名念佛啦。 那还不是在人吗？嗯，假设有人拜佛，像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王一样，普贤菩萨恨愿品那个拜那个佛，依着礼敬诸佛，你看那个佛怎么拜佛的？呢？ 我们日用之间，我们拜佛的时候，能不能够做如是观？ <coughs> 那个拜佛呢，也有几个，也有一个偈子，拜佛的偈子。如果你不会拜，啊，你要会念这个偈子。 啊，随心作惯这个恐怕大家都懂的。我看凡是出家的人都都都懂的，怎么拜这个佛，念经怎么念这个经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教难思议。 我寺道场如地珠，释迦如来影现中，我身影现释迦如来前，一心如法归命理就是一般的，你拜释迦牟尼佛也好，拜观世音菩萨也好，都做如是观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自然养成一个习惯。那你这个拜佛的境界就大了，啊，功德也大了。能理，就是我们现在拜佛的这个本人呢，这个身心。说理，说理的还是释迦牟尼佛。 还是什么佛，还是什么菩萨，啊，这两者呢？这个性呢，都是空寂的。正是因为它空寂，所以它感应道交。能理说理性空寂啊，啊，它才能够感应道交哎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你怎么办呢？ 不要感应道教吗？十方诸佛都在十方世界，假设你要都要去拜，不要感应道教吗？不用道教，那你怎么去啊？凭你这个人心身去啊？嗯。那感应道教像什么样子呢？ 它底下呢，我此道场如地珠，就是我在这个拜佛呢，这也是一个建立一个道场，哎，也是建立一个道场啊。这个道场像什么样子？像帝王千珠，就是帝是天，他那个宫殿里边。 不是像我们人间呐，啊，说是这个夜里像没得光，怎么办呢？点灯，哦，油灯就亮了。这个天上没有电灯， <clears throat> 嗯，而他的福报，啊，他那个有千珠，啊，那个等于像个夜明珠一样宝珠，亮的，啊，亮的不得了。 帝王天珠，这个帝王天珠我们没看到，我们哪里到天上去过啊？没去过，我也没去过，啊，这经常是这么说的。啊，第十天那个宫殿我们没看见过，我们现在这个禅堂大家都晓都晓得吧？我们现在这个禅堂啊，这个禅堂。 不是一盏灯，看我们这个头上啊，嗯，现在有几盏不亮，都亮起来有七八盏灯呢，是不是有七八盏灯啊？啊，你看看这七八盏灯，电灯，每一盏灯都发光，啊，都照到我们这个禅堂里面，我们得以跑香、坐香。 啊，才能够运作。那么，你看看这个七八盏灯，这个光，你们能不能够分辨我们这个禅堂的这个光，哪一个光是哪一个灯发出来的，哪一个光是哪一个光发出来的，能分辨吗？嗯。 啊，是不是东边这个灯的光也进入西边灯的光的里头？西边这个灯的光呢，也进入西东边这个灯的光的里边。啊，有障碍吗？ 没有障碍，有障碍这就有界限了。我们这个灯光是没有界限的。而地王天珠呢，就是比我们这个禅堂的灯啊多一些，比我们这个禅堂亮一些，可能也比我们这个范围大一些。讲这个拜佛也是这个样子，如果。 不是能理说理性空寂，他就不会有这个现象。这也说明了一个佛法的根本道理。我们人都有一个心，这个心呢，还就找不到。 啊，你的心，我的心，众生的心，佛的心，心佛即众生，世善无差别，都一样，是不是都一样啊？ 假设就一个事项上讲，就是我们这个禅堂，哎，能够容纳，比如说两百人，这两百人呢就满了，那进不来呢再多挤不进去啊，客满。众生的思想呢就是这个样，这这满了，满了就不能进去了，他还能进去吗？撒不进去了。 那么就理来讲，假使说这个禅堂啊，一个人在他的心念当中，我是那个禅堂，我进去了，我到这个禅堂里边了。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做如是观啊，也到这个禅堂里边了。 一个人，两个人，更多的人，无量无边的人，都在不同的方位，啊，在这个心念当中呢，都进入这个禅堂。你看看有没有障碍？不能说我已经到那个禅堂里了，你怎么好进来呢？啊啊！再多的人。 无量无边的，随便的都是人，都进来，这个禅堂都容得下的有障碍没得障碍呀？佛法的缘用，啊， <coughs> 法界缘用体做我眼行，我这个人，我这一个人，当然这一念，缘一个法界也好。 原一个任何地方也好， <laughs> 不能说这个房子是我已经进去了，你不能进来，有这个道理吧？啊，就像这个帝王千珠一样，也像在我们现在常常这个灯光一样， <coughs> 你不能说灯光没有啊，啊，灯光确实有个灯光啊。嗯 彼此不相妨碍呀，不能说这个你这个光是这个光是我照在这里上的，你怎么跑进来的？那就跑进来了嘛，啊，互不妨碍呀。你这光到我这个光里头了，全满，就全满满分的；我这个光到你这光里头，满分的，无欠无余，一切众生如是。 一切众生跟佛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这叫拜佛的时候啊，感应道教难思议。我是道上如地主嘛，他就举这么个例子，就是那个帝王千猪一样，啊，拜什么佛，这个佛就在我的面前。如果我要拜十方诸佛，这十方诸佛就影现在其中，啊，我拜过去佛，拜现在佛，拜未来佛，我都拜。 这个都影现在这个这个我这个道场之中。你说我一心经力，本身是，嗯，广大如法界，十方诸佛都影现在我的面前。 我这个身体呢，我这个凡夫这个身心做如是运入运如是观的时候，也隐现在十方诸佛的面前，啊，这个样子呢，礼拜，啊，一心如法，这叫个如法归命礼。拜一个佛，尚且如此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！嗯 那时候我们修一个宝塔，建一个丛林，没有功德呀。如果说你做事项，我这个就是修宝塔，专门求功德的，要求升天的，那你这个就升天，啊，就看你的心量大小。说我们参禅的人。 啊，要想明心见性，就明的是这么个心，见的就是这么一个性。啊，这个性的作用，就像刚才所说的“地往牵蛛”。 <coughs> 因为我们这众生呢，都是妄想、事心分别，它是有障碍，有障碍呀，啊，这个房间、这个禅堂里下容纳一百人，再多一个人就进不来的，啊，这个都是生灭相，都是它有一定的障碍，啊，如果你能够见到一切法的实相，啊。 这个一切法的实相呢是没有障碍的。佛佛道同啊！你说十方诸佛在什么地儿做道场啊？啊？啊？西方极乐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？长寂光净土在什么地方啊？ 啊，不是像我们这个人，这个像我们众生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妄想分别心，哎呀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这块地方建了个禅堂，这个地方就是我占的所有了，那别的东西就不能进来，不能在这，啊，那个佛的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啊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 从无量劫以来，你看看有多少人成了佛？每一尊佛都有他的世界，那个世界都是大的不得了。一个佛的世界，呃，那是大的不得了。就拿我们的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。 天天有人成佛，时时刻刻有人在成佛，念念有人在成佛。一尊佛成了佛以后，啊，有他的正报，有他的一报。啊，正报三身，一报就是国度，什么长期光净度啊，十报庄严净度啊，那都是无量无边的。 你像西方极乐世界大得不得了，那么这个世上那么多的世界，成一个佛有那么多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在哪容得下来呢？你要是拿凡夫的心想这么想呢，那是容不下来的，啊！所以虚空无尽呐，这个虚空呢是法性空，没有尽的，啊。 你毫端献宝王刹，作微尘里转大法轮。哎，所以佛的境界不可思议，佛的境界不可思议，就是我们当人的这一念心呢是不可思议的。啊，佛的功德，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一点儿都不少的。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就告诉我们呐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一点都不一点都不少啊！啊，那为什么是不能正者呢？就是我们有妄想，有执着，啊，妄想执着，这就是生死的根本。嗯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功。 啊！啊，要破这个智作人我智、法我智、空我空智，啊啊！打破了以后，啊，那你就真正见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啊，跟佛一样，骗法界以为身，你那个身骗法界，人人的身都骗法界，一切众生的身都骗法界。 施法界的神都骗法界，你看这个法界没有障碍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可是偏偏有人呢，啊不肯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做人就蛮好，哎，那那你说那个那些个法界呀，什么佛菩萨呀，怎么去啊？啊，他还不敢去，他也不敢想。” 啊，就想做人，嗯，要舒舒服服做人，啊，你看这不是冤枉吗？嗯，小佛小佛啊，小佛我们小什么东西呢？不是小佛吗？啊，小佛小佛，先要佛小的这个佛是什么？我们得小它。 为什么要消佛？不要弄清楚吗？说一些众生这个迷惑颠倒啊， <coughs> 呃，不肯发大心，呃，也不肯发菩提心，啊，是的，这个初发心、初发心呢呃。 都有这个，都有这个过程的。诸法心嘛，不懂啊，反正小点小福是好事啊，一步一步的提升，啊，把自己引到这个小福的正常的轨道上来，那么你这个修行呢就有目的了。修行修行啊，学这个禅宗大法，哎。 那是单刀直入，直指人心、明心见性，那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可是有些出发心的人不一定就能够很快就上到这条路，啊，也要有一些个呃，这个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走一些弯路，啊，走一些弯路，啊。 最终呢，还要走在这条路上来，啊！现在我们这个修行、修行啊，什么都要修啊，啊！他说：“残念佛是谁？固然是好，我这功夫用不上去，怎么办法的呢呃，业障重了，业障重了嘛，也要求求忏悔，这个是也是不可啊，不可少的。啊，你就是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三福呢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”啊 啊，那么你这个生西方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。比如我们今天要是参念佛是谁，想开悟，想了生死，我看也是不是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，都要培植的，嗯，没这福报也不行啊。 那个福报从哪来呢？要靠自己培植，多方面的培植。你比如我们做做香的人，做香啊，要能够身心自在，呃，用功不打闲差啊。这个做腿子也蛮重要啊，你别看这个做腿子啊。 我们常说的，特别是我们出家众，啊，一副腿子，两堂功课，那必须要会，啊，就早晚功课。你到任何地方去，他都都需要的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你那个功夫用不上去啊，也不能够虚度光阴。 也不能够虚效信施啊！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呐！若要不了道，那叫皮毛带果还了一点没错啊！那我们怎么消这个灾呢？啊！ 所以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要上殿过堂、坐香、出铺；打气的时候专门用功的。啊，寸香能消斗金；假使说我这个静坐一须米，哎，一须臾，那这功德大得不得了啊！千人吃饭，你一个人还钱，哎，我们大家都沾你的光。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，那么你自己要注意了啊！空挂，啊，啊，两长工作一副腿的你看做禅堂做下做腿的这个做腿也蛮重要。我们这个禅堂里向有好多这老禅师傅，啊，啊，功夫也用得好，腿子也做得又做得好，嗯，他自己的受用。 人家看到也生恭敬心，啊，你说他没有功德吗？哎，人是这个样子，众生啊，看到好的他就生恭敬心了，看到不好的，嗯，他就这个，哎，也也生个心，那个心呢就不一定是恭敬心了，嗯，啊。 那个过去我们常讲的，说一个老修行朝山的老修行，老修行朝山的外头行脚朝山，一天走晚了，呃，走晚了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，就住在那一个坟坡里下，打起坐来了。哎，老修行吧，啊，腿子也好，啊，啊，啊，你不捣单，在那一坐，双腿子一坐，借架扶坐。 啊，做到半夜，那小鬼儿都出来了。哎，看这个这个金宝塔，赶快拜！金宝塔，金宝塔，赶快拜，赶快拜，拜拜拜！这个老修行的，白天行脚啊，实在辛苦了。哎呀，坐坐坐坐啊，这个双腿子有点儿啊不耐烦了，就把个腿子就放下来，做个单腿子。嗯。 这小鬼啦，这么那么多小鬼这拜拜拜，这不好了！一眨眼不好了，这宝塔本来是个金宝塔，这变了个银宝塔了。哎，管它金宝塔、银宝塔也好的，还拜拜拜拜拜拜拜呀！这老兄呢，确实太辛苦了，到了下半夜了，哎，单腿子也不做了，弄个直股枪直起来了。 小鬼一看不好了，一眨眼功夫，这么银包塔也变了，变成个铁宝塔？那么铁宝塔也是好的，还拜。一直到后来呀，到了嘛，这老修行实在辛苦喽，支过墙也不支了，歪下来了。歪下来，这小鬼一看不好了，这铁宝塔没有了，弄个大坟堆在这地方，总着白拜的拜了半天，啊，你一脚我一脚就踢下来了。 这个老修行被这小狗一踢也踢醒了，不好，嗯，啊，赶快嘛，腿子又盘起来，啊，你看看，做腿子还这么大的功德呢，啊，人前模范呢，你看释迦牟尼说那个地方都做坐腿子的，嗯，啊，那个腿子有的生来就。 蛮好的，啊，这个这个这个人的这个体质嘛，啊，有的嘛是做出来的，啊，那也三冬四夏也要做呢。有一副腿子在禅堂里向，你不要说坐香了，不要说用功了，你在禅堂里睡觉都舒服的，啊，不在这个腿子，在禅堂里向啊，那熬熬这个腿子难过的不得了。 啊，处处都种善根，处处都有功德。啊，令人家生恭敬心，不得功德？啊嗯，人家看到这个师傅做的不错啊，你看看这一只香做起来是，啊，八风吹不动。 嗯，把那个人坐香就不行了，老叽咕，就老是老想啊，老翻腿子，啊，这些大家要注意呢，都要学习啊，啊，出发性的，处处都要学习。过去讲金山的腿子高明香，不是说金山的专门讲究腿子，高明就不讲究腿子，专门讲坐香啊。 这个彼此之间呢，都讲究腿子，都讲究坐香，啊，都讲究腿子，都讲究坐香。那么过去还还有那么段历史呢，那我们就大家都晓得的啊，都晓得的啊。主要呢，呃，有很多的道理佛法。 啊，这个大乘的圆顿的这个道理呢，是引人入胜的，啊。如果说我们这个稍微能够懂得一点，有些道理呢，啊，虽然我们这么说，初发心的人不是一听就能懂的，啊，啊，开始的时候呢，都是依稀仿佛的，似是似非的，啊，等到你自己确认了以后，哦。 大乘的道理不可思议，微妙广大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要发广大心呐，啊，心量一定要大。那个念文殊不是讲吗？心包太虚啊，心包太虚呢，不是你这个心在外面，太虚在里面包那个太虚啊。这心是遍一切处的，你的心遍一切处。 我的心也偏见说彼此互不伤害、互不妨碍的，啊，你能够达到这一点，你这个心就通了，三明六通，什么都有了。啊，心法，心法，哎。 性是空寂的，就是我们前天我们说到这一点。性是空的，啊啊，一切法无性，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。一切法无性，无性之性是诸法性，这个性呢，就是佛性。这句话。 我是常常讲，啊，不太在大家对这一句话的理解。这句话呢，嗯，骗一切佛法都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一切法无性，无性之性是诸法性啊，一切众生迷就是迷的这么个性，悟呢也就悟的这个性。 啊我们今天参念佛是谁？哎，就跟这个性呢是一个道理。这个性是无助的，无性就无助啊，无相无无相无念无助，啊只有这个性呢是真实的，啊，是真实的，嗯。 我们现在拿这个，拿这个百度来讲，啊，不住此难，不住彼难，不住中流，这是何苦无助的道理啊！啊， <laughs> 那这个这个这副对联呢，还有一个下联呢，下联就是说：无过去心，无现在心，无未来心。 还如本来面目，啊！把这个三个心没有了，你这个本来的面目就现前了，啊！佛法说是没有这个三个心，没有什么东西呢？没有你这个制作，不是说没有这个三个心，哪有说没有这个三个心呢？嗯，啊。 先要承认有这个三个心，然后呢，才能说是无这个三个心，啊，才能说是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先要有这个三个心，才能够谈的不可得，啊，啊不是说这个心没有啊，过去心没有啊，啊，现在心没有啊，如果说是过去心没有，昨天这事情你记不记得，啊？ 去年的事情你记不记得了？嗯，那不是过去心是什么呢？啊，我这还没有做的事情，哎，我在想了，哦，我明天要起个房子，后天我要办个什么事儿，那就是未来心嘛。啊，怎么说是没有呢？哦，你说那个心，那是妄想心，妄想心。 那个佛的心是不是妄想心呢？佛有没有三心呢？啊，如果一切圣人没有三心，他这个三明从哪来的？啊，你看那个无罗汉，无罗汉关机，无罗汉关机呢，不是像那个佛，佛是随时就就看得到了，他不行。 啊，他要入入定才能观的。哦，说这个众生过去啊，多少劫多少劫种过什么善根，种什么善根。你说他有没有过去心呢？是有的吧？啊，哎，我罗汉观过去呢，有有局限的，只能够观那么远，再远就观不到了。 那佛呢？无远复近，再远都能观得到。如果说没有三经，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跟那些个大弟子受记，说是你要未来啊，将来在这要成佛，成佛的名字叫什么？成佛的果度叫什么？ 你的成佛的时候，将来你的正法多少年，相法多少年，末法多少年，不都说的清清楚楚的？啊，那不是未来现是什么呢？道理是一个样。我们现在在众生分能呢，从道理上讲，我们有啊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都有这个心。啊，做现这事情。 我这个脑筋不好，做件事情有时候我还记得的嘛，而不是过去性吗？啊，什么过去性、现在性了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时事古今，始终不利于当年，都在我当然一念心中啊！啊，说一切法，说来说去，啊，随便怎么说，陈说、差说、世间说、五间。 释然说、五间说都不能够当离开一念心啊！一切法你用那个回归你自己的本心，就是我们当人现在一念心啊，那个呢，那就不叫做向外持求了。否则的话呢，都是向外持求的。向外是什么？叫个向外呀？心外无法呀？ 啊，你向外需求的东西，不但是不能够见你的本心啊，所以这个那是三祖说过的：道远非远，性海非遥。但向己求，你说求道，向什么地方求呢？向自己求啊，向自己求啊。 啊！但向己求，跟自己求。我我们现在参佛的时候就是向自己求。你要开悟，你向哪去求啊？啊，求菩萨可帮你开悟啊？求菩萨不能帮你开悟啊！无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弟，都沾不了光，都帮不了忙，啊！哎，所以到这个冷宴会上呢，还遭了磨难啊！ 向自己求啊！所谓“但将急求，莫从他米呀”，米亦不得，得亦不得。如果你能够向外求得到的东西，得到的东西都是假的。啊，参念佛是谁？佛到底是哪个念的？究竟是谁念的？啊，这就是向自己求。 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找你自己，哎哎，要找自己呀。说是自己还要找嘛，我自己就不要找，我自己不是现现成成的。你现在你这个自己是假的，还有一个真的啊。找到你这个真的自己以后呢，那你这个人呢，哎，你这个生死就了个差不多了，离得开悟也差不也差不多远了啊。哎，说错了打欠账，打电好就进来。